亚伯拉罕的妻子萨拉已经有一百二十七岁了，她的身体十分衰弱。伊萨的妈，你找我，有什么话慢慢的讲，我在听。我在想啊，呃，想我们应该为儿子找个媳妇儿，这是我们做父母的责任。 不要讲太多了，休息一下吧。我明白你所讲的，你放心，我会为这件事做安排的。好了，休息一会儿吧。我我不要本地人做叶萨的媳妇儿是。 我明白。萨拉死了，大家都为他哀嚎痛哭。亚伯拉罕由当地人手中买了一块地，在那块地中间有一个天然形成的洞，叫做麦比拉洞。亚伯拉罕放心，我会为这件事做安排的。好了。 休息一会儿吧。我我不要本地人呢，做伊萨的媳妇儿。是，我明白。萨拉死了，大家都为他哀嚎痛哭。亚伯拉罕由当地人手中买了一块地，在那块地中间。 有一个天然形成的洞，叫做麦比拉洞。亚伯拉罕和以撒就将萨拉的遗体安葬在那洞里。以撒为他的母亲守孝了三年，他深深的思念他的母亲，因为萨拉在世的时候，以撒十分的孝顺他。三年后，亚伯拉撒找一个对象。 但是一定不可以在本地迦南女子中挑选，因为她们是拜偶像的。你要往我的故乡哈兰去，在我的本族里为以撒寻找对象。倘若女子不肯跟我回迦南地的话，我可不可以把以撒带回您的故乡呢？不，你要谨慎。 不要带我的儿子回那里去，要我离开哈兰，来到迦南地居住的上帝必差遣他的天使为你开路，让你顺利的完成这件事。几天之后，以利以谢就带领了几位仆人及十匹骆驼，载满了各种贵重的礼物。 朝东行，向着亚伯拉罕的故乡行进。许多天之后，在一个傍晚时分，以利以谢的骆驼队到达了一个小镇。先生，先生，请问这是什么地方啊？是不是叫哈兰呢？对呀。 但是此地的人叫这小镇叫做巴旦雅兰啊！谢谢先生啊！哎，停下来啊！领骆驼到水井旁，叫他们跪下啊！哎，终于找到了这个地方。但是要我到哪里去找适合以撒的对象？让我向上帝请求吧，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上帝。 我现在站在井旁，城内居民的女儿们正出来打水。求你，施恩给我主人亚伯拉罕。假如我向一位女子说：“请你拿下水瓶来给我水喝。”她若说：“请喝。”我也给你的骆驼喝。愿那位女子就做你所预定给你仆人以撒的妻子。 以利以谢口中的话还没有讲完，他就看见一位美丽的女子，肩头上扛着水瓶出来，下到井旁，打满了水，又上来。嗯，这么美丽的一位女子，让我过去向她讨一点水喝。求求你，将瓶内的水给我一点喝好吗？ 这位女子就急忙的拿下瓶来，托在手上。我主，请喝。啊，这水真甜呐！我在为你的骆驼打水，叫骆驼也喝饱。啊，谢，谢谢你啊！李百家就急忙把瓶里的水倒在马槽里，又跑到井旁打水。 他继续不停的打水倒水，直到所有的石头骆驼都喝够了。嗯，这位女子不但容貌甜美，有礼貌，又懂人情，又肯帮助人，又勤快。她一定是我专程来这儿找的那一位了。谢谢你的帮忙，你真是一位又能干又聪明的女子。哎，请告诉我你是哪一家的闺女啊？ 你父亲是谁呀？我叫利百加，我是拿鹤的孙女儿，我的爸爸是比土利。啊，你爷爷拿鹤是我主人亚伯拉罕的弟弟。感谢天上的真神，我主人亚伯拉罕的上帝，因他不断的以慈爱诚实待我主人。至于我，真神上帝在路上引领我，遇见了我主人的亲属。 <laughs> 等等，不要走，我有些东西要给你。伊丽谢从他的皮袋里拿了一个金环、两个金镯给利百家。请问你父亲的家里有没有地方可以让给我们住的？哦，有啊，我们家里有足够的粮草，也有住宿的地方。我现在就回去告诉我的父母。 是利百加的哥哥，我叫拉班。你们这些蒙耶和华赐福的人，请进来。为什么站在外边呢？我已经为你们收拾了房屋，也为骆驼预备了地方。来，跟着我来。骆驼已卸下了担子，这儿有水，给各位洗脚。 饭已经摆在桌上，洗好了脚之后，请进来用饭。啊，现在我不吃，等我向你们说明来此地的原因之后才吃。请说，我是亚伯拉罕的仆人，天上的上帝耶和华大大的赐福给我主人，是他唱的，又赐给他羊群、牛群、金、银、蒲杯、骆驼和驴子。 我主人的妻子萨拉年老的时候，给我主人生了一个儿子以撒。我主人也将一切所有的都给了以撒。大伯父还在世吗？我主人还健在，他叫我起誓说我会在他的父家，他的本族中为以撒拣选一位女子为妻。我今日在祷告中得蒙指示。 在井边，我若对哪一位出来打水的女子说：“请你把……”当以利一谢述说完了上帝如何应允他的祷告过程后，比土利和拉班已经在心里准备好了，听他会有什么要求。现在，你们若以慈爱诚实待我的主人。 就请准许我带利百加回我主人的家中做以撒的妻子。假使不愿意，也请告诉我。这件事既然是出于天上的上帝耶和华，好歹我们都不能说什么。我的妹妹在你面前，可以将她带去，照着耶和华上帝所说的，给你主人的儿子为妻。